锵锵三人行，今天啊，我提个话题啊，我这个话题叫做啊，我们有没有冤枉了张艺谋？ <laughs> 也这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就不是不是七个，要会这个哗众取宠啊，不是七个。哎，你看没超生，标题党我也学会了。你提这个题目，大家六个就关心哎。 咱们这么正派的人，怎么能去谈人家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谈的当然是电影啊，计生委的事情，计生委的事情不归你管，对吧？谈的是张艺谋电影里妓女的事儿， <laughs> <laughs> 不是。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就是我们发评论的人，当时是这么发的，后来啊有没有一些重新的这个反思？嗯有，我是这个，呃，前一阵儿啊，呃，徐老师在节目里叫嚣，让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辞职，或者清华大学应该开除他，你记得吗？我建议没有建议叫叫嚣， <laughs> 这才叫标题党，对， <laughs> 这个康生的遗毒啊！ <laughs> 那个，那你为什么建议要开除他呢？因为他这犯违反一个法。 法律教授的基本常识突破了国民的道德底线。他是关于这个李某某的这个案子发了句什么言论呢？就是说，呃，强奸那个妓女比强奸良家妇女要好，危害要危害要小。他还不是说妓女，他说陪酒女啊，陪酒女啊，这个更模糊的一个概念，危害要小。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聊来聊啊，也不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聊到了金陵十三钗，然后呢就说了句话，说哎。 这是什么价值观？这不就是金陵十三钗的价值观吗？结果他们呃，香港报纸前几天登了一张照片，一段录像，有一个男的在地铁上，好像上海什么地方，就摸旁边女生的大腿。嗯。结果呢，那女生拍下来了。哎，对面的人把他拍下来了。是吗？哎，对面人把他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呢，要要要去报报警嘛。嗯。然后那女的不要。嗯。 就是说，全部证据都有，但女的说不要，女的说不告他，也不不要。结果呢，就引出一个评论。那个评论说，他就分析为什么那个女的受了欺负。其实她当时很气愤，逃，那个男的还追，很气。但为什么不要呢？他的他们的分析是这样，他他们会说你裙子穿的短，引来人家摸你。然后你裙子为什么裙子为什么穿的这么短呢？那是生活作风不正派。 生活作风不正派的女的，可能就是不正当的女的，不正当的女的被人家这样摸的是活该。活该，你这个逻辑就是转来转去就转到清华教授的基本道理。他说，连我们说到像了阿富汗似的，就是是香港吗？ 香港报纸的香港报纸报上海，就是就等于是这个。就是一个人当众被人摸了以后，他不敢说。那我那天看见一个视频才更有意思了，就是在那个地铁上有个有个男的就那碰这个女的这个腿啊，这个女的也挺可乐的，这个女的就是弄两下，这男的不不肯松手啊，这个女的就 <laughs> 摸吧，我拿手机就这么拍。 <laughs> 这女的拍下来放上网，就说我要有证据，我让你们看见她一直在摸我。那这个是反抗的一个， <laughs> 刚才那个就是不反抗的一个。这这不是刚才这个就是现代人是吧？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讲起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金陵十三钗》当时上映的时候，呃，有很多批评。这个张艺谋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倒霉。 就他的电影啊，经常引起一些关于价值观的批评。嗯，比方说啊，说你是不是歌颂暴君？嗯，好出来一个啊，对对，呃，然后呢，出来一个金陵十三钗呢，又在说，就说哎，难道说那个时候最典型的评论，包括我们都说过，就是说哎，这家伙抗日战争男的打不过，难道我们靠妓女上阵吗？或者说是什么？ 啊，说你这个电影里边潜藏着，不，是说严歌苓是编剧吗？说你这个电影里潜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嗯，啊，难道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妓女就应该代替这些女的学生去被强奸，危害就小一点吗？似乎就就可以吗？嗯，假如说一定要被强奸的话，为什么就是要妓女来代替学生？对，这样好像要值得歌颂。对，我那天呢。 看这个电视上有重播，有重播那个《金陵十三钗》。嗯，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最近这件事重播的吧？ <laughs> 因为那些因为李某某案件， <laughs> 不是。反正我看了之后呢，我就我就会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想想有没有冤枉张艺谋的地方，错怪他的地方。为什么哈说说看。呃，比如说这个《金陵十三钗》，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啊，电影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讲的是一个故事，嗯，对。他讲这个故事，并不等于说这个导演说这些金陵妓女们的行为是对的，我肯定，嗯，但是他也没有说呀，他只是在感慨，他在感动，而他感慨感动的是什么？哎，其实我一直觉得张艺谋的电影啊，犯不着上纲上线。就是《金陵十三钗》拍的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有严重的问题，就是，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电影本身就是就是技术，对不？不叫技术吧？就你电影语言的问题，电影语言的问题，故事你要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么结合呀，成功不成功的问题，包括说那个那个妓女。 为了给这个这穿的那么在南京这这这南南京被屠城的时候穿的那么花枝招展，能不能让观众信？然后一排出来慢镜头啊，对，能不能让观众信服？包括就是我觉得最别扭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那俩妓女是怎么被是日本鬼子奸杀的呢？是啊，因为要给一个垂危的小战士弹弹琴，但是这个琴弦落在妓院了，我一定要回去拿琴弦，还拿个耳坠子，这个东西这个太。 荒唐，就是这个，变造作嘛，造作，对，做作。你你可以说这个啊，可是我认为有些骂他不太公公平。就比方说，张艺谋本人并没有说这些妓女这么干，我觉得对，大妓女比这个女女学生，呃，就应该去代替他们去强奸。我觉得咱就本意来讲啊，张导演的本意啊，是不是歌颂的是牺牲？ 如果你真讲他哥，他说的只是说啊，有一些人去代替另一些人去做一个自我牺牲，你为什么这么不能这么理解一个导演的本意呢？包括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些表白啊。 就是说，你看一开始这些小女孩子，是连这些妓女们是共用厕所都不要共用厕所，就觉得你们脏，你们是什么人？我觉得他也许没玩好，这个故事没讲好。但是我想，咱们就说同情之了解啊，他原本的本意是说，就说像妓女这么连妓女这么一些被人瞧不起的人，在某一个时刻。 他们也能够愿意挺身而出，为另一些人牺牲了自己。嗯，那这个主题并没有什么问题吧？文学批评 A B C 啊，作家的本意是不重要。 一旦写成作品了，其实这是很早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说啊，作家想通过什么什么讲什么。现在这是看文本的，就是我们不揣测作家的本意是什么，而是读者怎么看这个故事。故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那文道你怎么看？我觉得接着下来讲，那如果这个片子你觉得这不是张艺谋的本意，那为什么我们会读出这样的感觉？就跟他的电影手法有关系了。 手法对，就等于像当年英雄，大家诟病说这个价值观有问题。呃，这部戏大家觉得价值观，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一部分，就是说，呃，他其实很想强调，在某个意义上，那是三餐那些妓女们要比那些学生在这一刻还要高贵。他可能有这一面，但是因为他的手法的问题，使得这一个线索不够突出了。那这个线索不突出之后呢？ 就反过来又回到一个最土气的，我们看到的那个印象就是他影衬出那学生楚楚可怜，是是是很纯洁天真的小可爱，而这帮女人呢，风尘女子，她们很懂得世间怎么样，所以就让他们去吧。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很典型的传统的描绘了妓女与学生对比的一些的形象，使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诟病他的那些理由更得以充分存在。但假如他是反过来。 他是让我们看到妓女的纯真，学生的不单纯， <laughs> 他是这样子来拍的时候，而妓女是备受歧视的，在电影里面一部被人欺负、被人骂，但是最后他们很高贵，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是一个手法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呃呃，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严歌苓当初那个剧本啊，这个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改编吗？ 就就因为如果说这是真实的事件，我觉得他拿来探讨，那就很有意思了。但假如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就的确也还可以问他为什么啊虚构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封闭的环境，封闭的环境，对实际的是真实的史料，严歌苓有介绍。真实的史料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充满戏剧性，非常非常有张力的。真好。 留个气口去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史料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日本人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很多人。那拉贝那个拉贝这个这个德国纳粹啊，他看不下去。然后那个院长，那个忘了他名字王院长， <laughs> 不是不是不是姓魏的， <laughs> 呃，姓魏是我们的翻译了。那是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他是那个那个等于是那个修道院院长，他。 主持的这个难民营嘛，他们也都呃很很害怕抗议，结果去跟日本人说，结果日本人第二天来了军官，就是说，呃，要禁止强奸的活动，嗯，就要有慰安妇，正规的慰安妇，就要有慰安妇，他们说，所以呢，我希望你们配合，让我们到你们难民营里很多的人是吧，让我们去找那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呃，我们找把他们自愿的找出来以后，我们保护他们，给他们吃好穿好，然后为我军服务。呃，然后，那么这样比整个要好，否则的话会我们会继续怎么怎么怎么。这个院长当时就同意了，事后他为这个同意自杀的。是他当时同意，同意了以后，日本人跑去，包括汉奸那个翻译他们跑去。 就跟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很苦，而且你们生死不保。嗯，现在你们做过秦淮河的姐妹们，你们出来，我们会保护。用中文跟他们说，我们会把你们安顿在一个地方，你们为皇军服务，为什么人服务？但是你们会得到钱，至少你们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们在这里，你看吃的这么差，他们也非常糟糕啊，屎啊尿啊，整个这个地方。结果呢，这个地方就非常微妙了，就这些女的呢。 有一些是相信了他们的说法，自己站出来的；有一些是被人认出来以后拉出来的。然后这里边有个空白，给我们极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周围的这些人当时是这么一个态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就是假如你作为旁边良家妇女，你作为学生，你作为什么人？ 你是要保护这些妓女呢，还是说希望他们站出去保我们的平安呢？嗯，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信息，但应该里没有往这个方面去写，他把这些全略掉了。事实是，这些女的出去了，后来他们做了慰安妇，有些活到今天，烟花三月那个李碧华最后还写出来，对慰安妇，有些呢就中间就死掉了，就是也有些后来结婚了，也有些后来就从良，也有。 当时这个院长很快就回去回美国去了，回美国去以后没过多久自杀，自杀的墓碑上写了就是就是一一行字，我不记得原文，就是为了这些人，嗯，就是我觉得他的自杀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发现。 他其实没有资格同意日本人来选妓女来做慰安妇，以保障其他大部分人的安全。这个选择，从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人性的角度讲是错的。对，所以你看到这是真实的故事。就我不知道，原来我没看过严歌苓原来的本子，呃，但假如光从电影看的话，比如说张艺谋没有选取这样的一些的场景材料，那于是呢，他的重点集中在了。 那些妓女也爱国，这点上，他们他集中在对他们是怎么样爱国牺牲，然后他甚至加入一个外国人进来，来旁观这群妇女的壮烈，然后中间的这种关系，呃，他反而忽略掉的恰恰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妓女是不是更值得被牺牲？是不是你残花败柳了？我们过去的讲法说，那你就从了吧，就算了吧。 我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攻击张艺谋这一点价值观不对呢？是因为他的确你看到这是个盲点，他没处理它。嗯，我确实感觉呢。你看啊，这个是我忘了是这个罗兰巴特呀，还是这个本雅明啊？他讲过一个，就是看照片呢，他叫有一个概念叫次点。次点。罗兰巴特。什么叫次点呢？就比就比方说你看见江青拍了一张照片，江青手里拿了根烟，这根烟呢就是次点。就哎，它这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性啊，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张艺谋的电影里啊，他经常是一个次点。所以你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所谓这种价值观的批评啊，什么这是强奸妓女啊，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儿跟强奸跟性呃弄在一起，你比如说，假如说另一种情况啊，比如说有个女学生有个小孩偷了日本鬼子的不是拿了日本鬼子的一个东西，结果日本鬼子说，哎，谁拿的？你们要不拿出来，我就从最小的杀起。 然后这个时候，也许另一个没拿的一个成年人出来，说我拿的。那么，如果是拍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这就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为了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反正就是牺牲吧。 其实我现在老觉得，就是说加上这么一重性的含义以后啊，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的电影的卖点。所以其实不完全是张艺谋整个片子的谁出钱的，为什么找外国演员，为什么要金陵十三钗？这这个是视觉、视听什么视觉盛宴？当时要冲奥。这个整个是这个整个是一个电影，是一个娱乐工业。但是它里边有一点，张艺谋是抓对的，它有一个合理性的。 就是说，学生是未成年。嗯嗯。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最最善良的角度可以多聚焦一批成年人站出来。 替未成年的儿童避一场、避过一场灾难，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剧本有它的合理性。我觉得严歌苓突出的也是这一点。有有些时候啊，但他强调了性别，强调了这个妓女的身份，那就跟清华教授一个逻辑。Object of desire，欲望对象嘛。呃，我不觉得张艺谋有这个逻辑，就是我不觉得他认为，呃，妓女被强奸就会好一些。我不认为张艺谋是这么想。这不是张艺谋的想法，从我们。 回顾的严歌苓讲的那个史料里边，你你我们设身处地想到日本人跑出来要叫秦淮女站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我们普遍的民众，就算我们在里边，我们会不会觉得？ 不是说活该，至少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你平常做的事情嘛？我们这个你总总总见总不见得我我妹妹在这里，总不见得让我妹妹去吧？你们平常是做这个吧？有没有？甚至说不定还有人主动指认。我记得我认识他，他就是这就叫拷问灵魂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这个才是卖点。这样，所以我是说，他这个电影其实我我觉得确实没拍好，其中有很多让我们产生好的地方。哎，但 但是就是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关于自我牺牲的故事。你这个有什么意见吗？他就是他妓女自我牺牲嘛。那么那么这里边为什么非要说呃他认为这个妓女被强奸就好一些？我我觉得导演没没在电影里说哎这行为是对的，他没这么说啊，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他给你呈现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认为你可以有各种看法。对，但是呢。 这种自我牺牲，总是一种可以歌颂的吧？我我同意，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我觉得他连自我牺牲这一点的探讨都不够复杂，都不够深入。就他把这个牺牲变得很单纯了，很浪漫化。嗯。但是一个要牺牲的人，他具体牺牲的是什么？他的具体的考虑怎么样？那个情景怎么样？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别的导演拍牺牲，拍的是更。 更甚至，我们说商业导演好了，这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雷恩》是不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对，牺牲是吧？但是他到最后，所有人都要问这值不值得？这个牺牲变成一个问题被探讨。那张艺谋呢？现在我觉得这几年他的电影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他早年的时候他会有问题在探讨，嗯，但现在呢，他几乎不问问题了。 是他现在他是问题，对他最近几年被人骂的电影，包括《英雄》，我都觉得他不再问问题了。 他是一个只有好看，对，他是呃，他的确想拍，他想把牺牲唯美化，在这部电影，他想浪漫化，他想塑造一次又一次的很漂亮的一个电影奇观，就像他帮每个城市做的各种的印象的那种表演一样。我觉得这才是张艺谋，我我不批评他价值观，我也不评他什么，我我只是替他觉得可惜。就原来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 有深度思考的导演，这几年他思考的那个锐利啊，那个那个锋锋芒不见了。他原来的思考是不是是他自己的呢？我觉得他自己也说过，其实他擅长的，就是这些个手段。不不不，我倒但是他认为他缺的是文学。对，我倒觉得相反，我觉得他之前的是他自己的，后来的这些声光画电呢，是被娱乐工业带着走的。 我是这样看大片体哎，我觉得他拍《秋菊打官司》啊，《红高粱》的时候，那是张艺谋的自己。我们不是引用过鲁迅那句话吗？就灾难过了，我们就只歌颂烈女。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故事，别人也拍，《拉贝日记》也拍，《南京南京》也拍，都拍得比他复杂。但反过来，我们对《南京南京》这么苛求，对这个电影有这么多的批评。其实同样的故事，你看，我们刚才讲进去保护了几个士兵。 保护了士兵以后，使得全部的民众都有安全的危险，因为你变成了战争的场所。这个时候，你该不该保护为我们战斗的士兵呢？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南京，南京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可是他呢，却为了娱乐工业的目标，为了这个好看，有外国演员，有漂亮的美女，有性，有战争，有爱国主题。我觉得张艺谋是被这个票房，被这个娱乐工业。 带走不是他的价值观有问题。张艺谋聪明的很，张艺谋的价值观没那么容易被改变。 啊，没那么容易过。我我始终我还是在说，我始终期待张艺谋会拍出像《红高粱》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过去不要那么多投。过去很多人老是一说张艺谋电影，老是说他价值观有问题。不是，这个咱们也有种文以载道。我恰恰是觉得啊，他这个电影的这个具体的层面上有有问题。不，如果说价值观有问题，我得他艺术层，艺术恰恰是艺术层面上浅了啊。有，如果说价值观有问题，是我们观众的价值观有问题。 我们在看的时候，接着为什么希望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